少说论刚强，再表表好汉武二郎。那武松回家去打闹了东岳庙，李家的五更恶霸被他伤，在家里打死李家五虎那恶霸。这位好汉难打官司奔了外乡，柴家庄住了一年整，认识了山东好汉名宋江。 他给宋江拜了仁兄弟，压赛一爹一个娘。这一天，武松他把家里想，一心想回家去探望，辞别了宋江、柴进二位好汉，包袱背到肩膀上，手里拿着一条哨棒，顺坡大道走花芒，哎无非是到了今天盼明日。这一天，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。 阳谷县代管张秋镇，张秋镇西边有一个景阳冈。武松到了张秋镇，照着路北一打量。武松照着路北看，风刮酒幌乱晃荡。这一边写的三家嘴，那一边写的开坛香。嚯，当中间立着个大牌子，上写着“三万不过岗啊啊！武松想，什么叫三万不过岗 好，小小的酒家说话狂。爱武松生来爱喝酒，我到里边把好酒尝。好汉武松往里走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有张桌冲门放，两把椅子列两旁。照着两边流水一看，火一拉溜这敬酒梗啊！车武松把包袱放到桌子上，就把哨棒立靠墙。酒家拿酒来，酒家拿酒来。 酒家，拿酒来！连喊三声没人来搭腔，连喊三声没人来搭话。怒恼了好汉吴郎，怒恼了好汉吴老二把桌子一拍开了腔。酒家，拿酒来！嚯！大喝一声不要紧，呐，好家伙，自镇的房子乱晃荡，哗哗啦啦直掉土，自镇的那酒缸是嗡嗡。 乌龙了这真耳胖，呃，酒家出来留神看啥东西？呀，我娘的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他看武松，身子高大一丈脸，两膀展开有力量，脑袋瓜子塞溜斗，不能两眼一瞪像铃铛，胳膊一抻像凤梨，脊腿一钻像铁行，巴掌一捶，把起当手指头，不不愣愣棒槌长。呃呀哈，何汉爷，呃，吃什么酒，要什么菜呀？吩咐出来，摆快当。武松说：“有什么酒？” 有什么菜？一一从头说端详。哎，好汉爷，哎，要喝酒有状元红、葡萄露，还有一种是烧黄，还有一种出门倒，还有一种透瓶香。要吃菜有牛肉，咱这个牛肉味道强。要吃干的有大饼的，要喝稀的有面汤。多拿好酒，切五斤牛肉，是啊。酒家摆上两碗酒，五斤牛肉，忙端上。车武松端起一碗，喝了个净。嗯，好。端起那碗，喝了个光。 不错，酒钱，好汉爷，那就来，好汉爷吃饭吧，平是现成的，开锅就给你下面，那就来，呃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为什么？哎，我们门口有个牌子写的明白呀，三碗不过岗。哦，什么意思？ <laughs> 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西边有个金家岗。 好大的一片山林呐！再大的酒量，要喝我三碗酒，就醉倒在景阳冈下过不去那个岗了。这就叫三碗不过冈。哎哎，武松说酒量有大有小，我能饮，你就多拿好酒。那是啊，正因为你能饮，我才给你端了两碗了。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受不了了，我还没见过喝一碗半的。你一家伙干的两碗，那还少啊？那酒呢？这酒无论如何不能再给你喝了。啊啊！ 不欠你钱，不赊你账，你不拿好酒为拿庄，你要拿酒量拉倒，不拉就揍你两巴掌，真受不了。你别说揍我两巴掌，一巴掌见了我老娘了。酒家又摆两碗酒，这武送两圈，又喝溜溜光，拿酒来，看看呀。 酒家有百两万酒，这武松端起来又喝溜溜光。酒家，好汉爷，那酒来，你怎么还喝少得了吗？这武松一连气喝了十八碗呢，没留神五斤牛肉都吃光了，那还吃不光啊？喝一碗酒吃一块喝一碗酒吃一块十八碗酒喝上了，五斤牛肉也吃光了，又吃了三张大饼，喝了两碗面汤。酒家，好汉爷。 几万不过岗，呃，是三万不过岗。我喝了多少？你你喝了前两碗，后两碗，左两碗，右两碗，归了宝总十八碗呢。上身不要，你真能饮。下身不慌，你是海量。你那三万不过岗的牌子呢？是不摘给了，放在门后头了，再也不敢挂了。哎哎，取消了牌子，照挂。我是能饮，算账不多不少，三千银子。 这武松解开包袱，扶完了酒罩，包袱系好，肩架上一背，哨棒一提，说：“酒驾，好汉爷在。”跪。武松迈步刚要走，酒驾上前拽衣裳：“好汉爷哪里去？”武松说：“今天要过景阳冈，喝十八碗酒。要过景阳冈，好汉爷，景阳冈上走不得了。”嗯，武松闻听闷得慌。 为什么景阳冈上不能走了？好汉爷爷听其象，景阳冈上出了猛虎了。老虎他是手中王，和这只虎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啊，只吃的十个八个带刀枪，只吃的寨外就往寨里里跑，只吃的小庄无奈奔了大庄，只吃的神东学校把官回，那一些庄连社长泪汪汪。 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，好多人都被老虎伤。现如今四下贴告示：四五位三个时辰须过岗，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须把岗过。十个人算一对，个个都得刀和枪。你单身要把岗来过呀？到那里准备老虎伤？现在为时已经过了，依我说你就住在我店房。 武松说：“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？好汉爷爷听细想，我们镇上有二十多个年轻小伙子，白天是一个老太阳，天一黑为这个镇点转，个个都在刀和枪。听见外边有了动静，锣鼓喧天就嚷嚷，老虎不敢进咱的镇呢。哎，他就不能把人伤。”哦哦。 武松说：“你看着我的酒量大，你瞧着我的饭量强，把我留到你这里，多赚我的好银两，好吃的来，好盖房。呃你这叫什么话呢？俺好言好语对你讲，你怎么恶言冷语把俺伤啊？啊，你要走你就走，我管你为虎你为狼，有我的模样哎，酒驾，我有本领。” 我有沙棒，遇到老虎，给他干一场。我要是能把虎除掉，给这方的百姓除灾殃，那更好了。再会，你真走啊。什么话？这武松一股劲走了五里地，琢磨这身上热的慌，怎么这么热呀？敞开怀再走。嗯，武松这边一扭脸，见一棵大树在路旁。 树皮刮了一大块，字字行行写的强。武松进前念一遍，什么字儿啊？哦哦，跟酒家说的一个样啊。这是开店的、开饭馆的发的坏吧？吓唬过路的好客商，胆小的一见害了怕，回去住到他镇上。哎，这什么虎？ 什么了，哪怕虎狼在山岗，武松又走三里地。朝武松到了景阳冈，哟，好大的山林呐！嗯，那边看有个山神庙，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。武松近前念一遍，什么告示啊？啊啊！真有猛虎在山岗，真有虎！阳谷县的告示，错不了。 虎出掉，老虎总要把人伤，人要刚牙往上上，刀砍老虎怎样抢？武松又走了半里地，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旁，天气很早，歇歇再走。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，就把哨棒立树上。武松躺下刚歇息，可了不得了，山背后。 门窜出来老虎，少中王。和这只虎门的一声不要紧呐，这阵的树少树也乱晃荡。听起来，武松顺着声音看，啥家伙？呀，好家伙，这条猛虎真不让。这只虎高着足够六尺半，长着八尺还不让。噌！ 是惊人胆，后做一张令人忙。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，一道黑来一道黄。血盆口一张，勃气大，两眼一瞪像茶缸，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九年王。我从一看真有虎，一身冷汗湿衣裳。十八碗好酒啊，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，一点都没剩，一点都没剩。 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，俺叫自己你可别忙，怕也没有用了。哎，嗯、我倒看老虎怎样抢。老虎一看见武老二呢，笨心眼里心的慌。耶，老虎想这个个不小啊，两顿我还吃不光呢。老虎想闹着了，两顿还吃不了了。哎，他两顿吃不了，这人受得了吗？ 这只虎门儿的一声过来了，只怕好汉玩二郎，武松喊声好厉害，急忙闪身躲一旁。武松闪身躲过去，老虎扑到地当羊，老虎没有扑着人儿，心里不住俺思量。来，老虎想到这儿呢，我平常吃人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啊，今天这是为的哪一桩？是啊，平常人一看见老虎都吓酥了，把脸一捂叫了娘。老虎吃的正得劲儿了，掐着脖子呜呜吃的香了。 老虎还知道是平常人来，哪知道来了好汉武二郎。武松闪身躲过去，就看老虎的腰往上猛一扬，啪的一声打过来。武松又闪身跳一旁，这只虎夸大没打着我老二，闷的一声，我一把一拧，像杆枪，走。 去往上扫，直奔好汉武二郎。武松往上猛一窜，窜上去八尺还不让。何止只虎，一扑没扑着武老二，夸大没把武松伤，一把没扫着武松他。老虎心里着了忙了，老虎想坏了，要坏事，要麻烦呐。 武松虽说不害怕呀，心里也是有点慌。抄起来，上把他就打，就忘了个子高来胳膊长。抡起来，往下打，咔嚓，弹到树杈上，嘎喳一声，弹断了，手里还剩尺八长。武松气得一跺脚，哎，不让你慌，你偏慌哎，哎，不让慌，由不了自己了。老虎没有扑着人儿，就听见嘎喳一声响耳旁，老虎想怎么着？ 哦，要揍我呀！我吃不了他，他能揍了我那我多不上算呢！我不干呐！老虎往前猛一窜，大转身，直扑好汉武二郎。武松一看，这次来的更是猛，心里话再多，再多恐怕被他伤。瞅武松，急中生智往后退，噔噔噔。 退出去，十步还不让。武松退出十几步，老虎扑到地当阳。离武松还有七八远。武松一见喜得慌，扯武松把不敢缠猫摁住，两只手掐着虎脖枪，两方用上千斤力，嗯，把老虎摁到地当阳了。老虎没有扑着人儿，琢摸着脖子上面压得慌，哎哎哎哎怎么还往下压呀？老虎没吃过这个亏啊，他不干呐。前爪一摁地，老虎就说了。 老虎说：“我不干呐。”武松说：“你不干可不行啊！”老虎说：“我得起来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将就一会儿吧。”老虎说：“我不好受啊。”武松说：“你好受，我就完了。”老虎往上起了三七爷，武松往身跟了三年，也不知他俩的劲头有多大，这只虎前招入地半尺还不让。 武松想，不行啊！我老这么摁，他老这么起，功夫一旦我靠不过他，还脱不了围台。哎，想刀刺左膀，腾出来有手用力量，砸到他老虎的脊梁上，恶狠狠的劈锤行噗！哎。 这糊虎叫武松摁的本来就够难受的了，又琢磨着脊梁沟里酸不溜丢的一阵，那算个啥滋味啊？他更没吃过这个亏了，更不敢了。嗷嗷的直叫，叫的那个声音是毫不渗人呐。臭武松皮锤拽的紧紧的，照着老虎脊梁上，啊哎门，啊哎门，啊哎嗯，嘣嘣的打三下，抬起脚。 踢老虎的面门上，拳打脚踢这么一阵，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。武松打死一只虎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。唱到此处算一段儿，呃，到下回替兄报仇，今借着。